愿恩惠、怜悯、平安，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盼望，你有没有盼望？很多人没有，可以说就是因为世界上太多人没有盼望，所以世界才有这么多问题。人没有盼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们认为生命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因为这样子就。 烦恼，甚至暴躁，去伤害别人，那些别人就受苦，很可惜。很多人就是没有盼望。另外，有很多人他们是有一种盼望的，他们很有信心，他们前途是很光明的。他们或许是很聪明的，或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或他们很有钱，或他们身体很健康。 或他们有很好的家庭，家人都合得来，他们的孩子都很乖等等。反正无论是什么原因，的确有些有些人是很乐观的，他们很有盼望，一天会比一天好，很期待未来。但是结果呢？他们的盼望反而慢慢消失了，因为他们得了疾病，因为他们失业。 因为他们被别人欺骗，因为家人突然变坏，无论是什么不幸的事，现在他们不是乐观的，反而是很烦恼、很沮丧，就是绝望了。或者那些本来有盼望的人，他们身体还是很健康的，他们还是赚大钱的，他们孩子都成功了。 但是他们得了这些，反而没有快乐。他们反而是虚空的，不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的盼望还是消失了。他们现在也是绝望的。也可以说，他们本来有的盼望使他们羞耻。还有一些人，他们或许对他们世上的生命有盼望，或许比较没有。 但是他们蛮确定，至少将来他们死之后会上天堂，或者他们下一辈子会比较好。他们期待结束这一生，他们有来生的盼望。但是这些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凭什么对来生有盼望呢？他们是信靠他们自己。 他们觉得他们是好人，他们认为上帝或者阿拉或者这个英英国的原则等等一定会判他们是够好，可以有个好来生，因此他们不担心，他们很有盼望，但是他们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信靠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才是唯一。 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有好的来生。因此，那些人他们死之后，他们一切的盼望好快就完全消失了。他们的绝望是最厉害的，他们原有的盼望让他们非常羞耻，永远羞耻。 <coughs> 那么你刚才听了这么多不同的可能，关于人的盼望，你自己的情况如何呢？你有盼望吗？你的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你凭什么有这盼望？我想我们今天来的人应该都有盼望，至少一点盼望，不然你大概不会来今天的崇拜。 但是我们的盼望都是正确的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落空的经验。我们也常常违背第一条诫命。我们有别的神，我们信靠别的东西，譬如信靠自己，信靠别人，信靠金钱，过于信靠上帝。我们的盼望常常。 在于那些，而不在于上帝自己。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地方找生命的意义，比如我们的工作、我们健康的身体或我们的家人。那么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信靠那些，我们要信靠就是那背后的上帝赐给我们。 这些祝福的上帝，我们的盼望要在于上帝，在于上帝的盼望不会落空。这样的盼望不是一种至于羞耻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今天书信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所告诉我们的。第五节说：“这在于上帝的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慢慢看这整段经文，我们要看这在于上帝的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并且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盼望，我们应该从第六、第七节来开始看。我刚才念的第五节提到上帝的爱。 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讲到这里，使徒保罗就要解释这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所以他接着就说第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众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感谢主，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爱其他的，信靠其他的，盼望其他的，过于上帝。我们是罪人，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罪人。我们如何知道呢？ 因为基督为我们罪人死，这非常奇怪，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并且上帝也借着他大能的福音，使我们相信这为我们罪人而死的耶稣。因此，现在上帝就称我们为义的。这就是保罗在我们经文的第一节所谈、开始谈的。我现在在念。 一次那个第一第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里说我们因信耶稣，上帝就称我们为义的。 我们也与上帝和好了，并且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的爱。接下保罗就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是很特别。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上帝的荣耀，这是很特别，是因为在第三章，保罗说我们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救赎工作，因为上帝使我们信耶稣，我们现在就能够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主要是指着天堂的荣耀。我们目前还没有享受这荣耀，但是我们有这绝对不落空的盼望，因此我们也就欢欢喜喜。 那么我觉得讲到这里这段经文，啊，一直蛮容易理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当然就欢欢喜喜地等待。但是接下保罗就离开这些快乐的题目，而在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怎么可能？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吗？这不容易。我自己大部分不会这样，我想你们大概也是。但是保罗继续说：“我们在患难中欢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很有意思。我们又回到盼望。 这患难经过忍耐和老练之后的结果，就是更多盼望。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还是很难理解的话，我想今天试试看用一个比喻，让我们更了解。啊，假设你暑假的时候要去一条江河泛舟，我们也假设这江河开始的部分是蛮平静的，水流得很慢。 甚至是有一点无聊的，因此有些人会跳进水里面自己游泳，不理那只船，这样才比较好玩。但是这江河有一部分在后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那段所有游泳的人都会淹死，好可怕！只有船上的人才能渡过去，然后一直继续到最后。 那么现在你就去那江河泛舟，开始的时候你就乖乖地呃上那只船，但是游的不久，你就开始看到别人跳进水里，因为这江河的确是流得很慢，好像根本不需要那限制你的这个无聊的这个船，那些游泳的人也好像玩得很愉快。 到这时候，你真的想要跟着跳进去，不理那只船，你想你可以自己顾自己，不需要那船。的确，你有听过那些故事之后有那危险的地方，但是你想怎么可能？这里都那么平静，但是你如果这时候真的跳进水里面自己游泳，你之后就会沉下去淹死。 好，这是第一种可能。这条江河大部分就按照这个第一个可能，这个大这个江河大部分都是平静，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是很危险，危险的不得了。我们现在考虑第二种可能。我们现在假设这江河，甚至在前面的部分有些危险的地方，即使你在船上，但是还是有点危险。 那那只船也动来动去，你稍微撞到，你稍微受伤，但是泛舟掌舵的人，船长他技术很好，虽然危险，但是靠他的技巧你就安全了。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你会考虑跳进水吗？应该不会的，因为你知道留在船上还是最安全的。 并且你经过危险的地方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信靠掌舵的人，你也越来越有个确定的盼望，你能够继续留到最后结束。你知道后面还是有那最危险的地方，但是你很有盼望，因为掌舵的人一定会安全地带你过去。前面危险的地方虽然。 让你稍微受伤，但是他们第一，让你学到留在船上还是最好的，并且第二，无论前面有什么危险，你一定能够度过一切的。好，比喻是这样子，了解吗？我们的经文说，我们在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对我们是好的。第一，患难兼顾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患难让我们了解我们需要上帝的照顾，我们不能自己负责。我们如果没有遇到任何波浪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觉得我不需要那只船和那位掌舵人。 我不需要上帝，结果我们就跳进去，然后淹死了，永远沉沦下地狱。患难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自己干，我们需要上帝，并且上帝每一次带我们经过那些患难，我们越来越相信他会继续保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第二，因为我们那样对上帝的信心得了坚固，所以我们的盼望也越来越确定。到了最后，因着上帝的看顾，我们一定会胜过这江河，得了荣耀。这盼望一定不落空，绝对不至于羞耻。我们刚才唱了那首诗歌《上帝是人千古保障》的第一节，讲的非常好。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抵御风雨，是人永久家乡。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盼望是一种不至于羞耻的盼望，这是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上帝，因他爱我们罪人，他先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 他接下，借着他的道和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信这位耶稣基督。现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带领我们经过，一直看顾我们。虽然是不容易的，现在呢，我们充满盼望，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即使患难来，我们现在在这些患难中，还是。 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借着这些患难兼顾我们，并最后一定带领我们享受他天堂的荣耀。感谢上帝，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门。